笑容，嗯，我们几个法工感到非常的高兴，感到非常的欣慰，嗯，今天下午呢进行心得分享，嗯，由于人比较多，嗯，我过了下午还要赶到上海去，嗯，希望大家啊，说的不要太长，我也不会限定时间了，讲的重要的说，讲的主要的讲，把你的好的体验，好的体会，呃，讲给大家。 给大家分享，啊，能鼓起大家回家以后继续修行的士气。呃，我是不分次序的，谁谁先讲，举手， <laughs> 就交给谁把话不他要讲，先讲讲辛苦，然后讲。啊，不用拍了，继续讲吧。 <coughs> 首先我我要感恩。

也要感感恩这个所有的同修的师兄，大家互相帮助，是大家都互相精进，能够共同圆满这个法会。我要我要分享一下我的就是一点心得，也是我需要向老师来问的一一个问题，然后有问的一个问题。 <laughs> 我老和尚自卑，然后我是这个练练动中禅的时候，有好多次就是都有点快退心了。希望老和尚能给我一点信心。说。我有时候做动作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看不见我自己的念头，有时候有时候动一下能看到一个念头。 只有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就是在一眨眼的瞬间能够有十几个念头，因为它太快了。就是我我感觉已经超过我的经验，觉得它已经好像是我的这个头脑构想虚构出来的，虽然是没有这个意识。 嗯，但是佛陀说了一这个一弹指就有上千个生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达到这个能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以及怎么样做到？希望老和尚能够慈悲，给我这个信心，心 <laughs>

念头来一次，觉知一次。啊，念头越多，你的觉知力越强。เร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ถี่กิดดับบ่อยๆไห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อาจจะถี่แต่มันไม่ยาวอันนี้เริ่มดีนะมันสั้นลงสั้นลงสั้นลงมันไม่ยาวเหมือนแต่ก่อนคิดจบเป็นเรื่องต่อไปเรื่อยอันนี้เราคิดปุ๊บรู้ปั๊บคิดปุ๊บรู้ปั๊บ那天我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不可能在呃七天内嗯、呃、就开悟 就涅槃，嗯，所以大家不要急，啊，你也不要急，嗯，慢慢来，啊，因为你的太真痴已经跟你太久了。看旺仔，叔 <laughs> 叔，加油！ <laughs> 谢谢尊者，我问一下老法师，就是在最高的阶段，这个意识中的念头有没有间隔？嗯，刚才嗯小尊者说加油。 哈 <laughs> 意识中，就是意识的念头里面，就是在最高的阶段，念头有没有那个间间隔？严嵩到了，你知道？哈因为因为我觉得那个，因为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那个也是，就是每秒的数量级是。 各位记得，佛陀的这个每秒的个数量已经 <laughs> 已经上了，已经是数千了。您觉得无法达到？我想问一下老法师，每秒钟能够宣说多少念呢？好呀，堂。好呀，再ถ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ว่า，ถ้าถึงที่สุดแล้ว，ภายในหนึ่งวินาทีจะรู้สึกได้กี่ครั้งคะ？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บ。 เพิ่นอยากถ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ว่าท่านถึงที่สุดแล้วอะครับฝึกสติย่างดีมากแล้วท่านฝึกสติ เป็นคล้ายๆ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แล้วถึงที่สุด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หนึ่งวินาทีนี่ไม่รู้สึกโตได้กี่ครั้งครับหนึ่งวินาทีหนึ่งวินาทีนะครับหนึ่งวินาทีเนี่ย นาฬิกาหนึ่งวิเนี่ยครับไม่รู้สึกตัวได้กี่ครั้งครับ严嵩把那个桌子上那个他那个本儿，他笔呢？หลวงพ่อบอกไม่ต้องไปประเมินไม่ต้องประเมินเาก老和尚说，嗯，不要去研究到底一秒钟能觉知多少次。 我们现在只要知道每一次的迷，你是在迷，你马上回到当下就已经足够了。嗯，每一次你迷了，马上回到当下，这是我们应该学的东西。现在，那至于你问的问题，就像严嵩老师讲的一样， <laughs> 到时候你比谁都清楚。嗯，我现在要做就是迷了一次马上回来，迷了一次马上回来，好。 วเเปิดเกณฑ์ถ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บ他能不能达到最最终能达到那个佛陀那个境界？我觉得太困难，怎么努力都达到不了。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รู้สึกยามากเขาเขาขาดกำลังใจค่ะเขารู้สึกยามากดีถงหมอเพิ่งเจ็ดวันทำได้ขนาดนี้ก็ดีมากแล้ว 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ต่อค่ทเรื่องคุณปฏิบัติเจ็ดวันเนี่ยทียน 我们ปฏิบัติเป็นปีสองปีเพิ่งเข้าใจนิดหน่อยแต่มันก็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ก็จะมากขึ้นมากขึ้นมากขึ้นถ้าเราไม่ท้อถอยนะ。我学了中文两年，也只知道一点点。嗯，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很多了，你已经很棒了。嗯，现在要做就是跑掉了，回来，迷了，回来。 嗯，其他什么都不用想。刚才小尊者也说你想的太多了， <laughs> 研究的太细了。嗯，你现在要做就是每一个念头，啊，不是，你每一个当下跑掉没有？回到当下，跑掉没有？回到当下。好，嗯，还有放轻松，太紧张了。嗯，你的心有一点紧。嗯，好，谁快？ 他的在我那。今天，这是我们禅修结束，呃，有新人参加，大家来分享。我参加过多次那个呃集体的那个禅修。谁的枕头啊？我觉得这次是非常有福报的，因为。 我觉得组织整个李才秀的主持是组织的特别好，从本次整个嗯，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作，嗯，工 发自内心的，我就是一种感恩，感恩两位英子这么辛苦，还有翻译，呃，一直是。考坤。龙父，考坤。还有组织的。班长，考坤延松，考坤李松，考坤阿萨司马嗯，方刚师傅啊，嗯，开头结尾都给我们祝福，我觉得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吉祥，让我们这次禅修真的是非常圆满，嗯。 这个天这么冷，而且很多人哈，嗯，没有带呃厚衣服来，但是他照顾的这么周到，整个禅堂没有一个人咳嗽一声，这在我参加多次的那个集体禅修来说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嗯，我在别的禅修在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曾经参加，就是我那个咳嗽的声音是此起彼伏。 这这个禅堂是一次我没听到人咳嗽，这是真是非常少有的，而且从头到尾大家都是恭敬，很平安。有阿善师妈来问药没，ตลอดเลย，来贴药来，来穿鞋来，来穿鞋来。以前参加禅修，就是心里非常的清净。啊，过后他们希望，希望来提高，希望来提高。ตลอดเลย。 มี你得อยากเป็น อยากมี อยากได้มานี่ แล้วเหมือ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กคนให้ความอบอุ่นแล้วก็หลวงพ่อ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ให้สบายๆอันนี้คือที่ปฏิบัติมาห้าปีกว่าไม่เคย ไม่เคยมีที่ไหนสอนให้ทำสบายๆเลยมีแต่ให้ตั้งใจตั้งใจพยายามเข้า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ยร我以前 出去参加禅修，带了很多鱼养品，呃呃，西洋参和大红枣，呃，还有什么 <laughs> 什么的哈，呃，就是枸杞子什么一大瓶，就放在外面那个桌子上放满了。一下课了，出家师傅也好，在家人也好，都在吃， <laughs> 吃很多东西，呃，都怕自己打不下来，怕自己好像，呃，一坐几个小时，怕心里那个心里。不。 这次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人下了课吃什么营养品，喝什么什么这个剂那个呃这个液是吧？营养液。呃，以前我也是，我也是每次出门去打柴，我都要带上西洋参、大红枣、呃枸杞子。我这次是啥也没带。哎，我一看，我大家都是这样，哎，很好啊，这个身体。 ขอไปขาคอดเกุยก้าทุกคนจะเตรียมปกเก้ากีพวกเราที่ปอมลงคือเป็นยาปอมล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กคนอยู่ไม่ถึงวันเจ็ดวันส่วนใหญ่เขาจะต้องเตรียมอาหารบำรลงตัวเองเที่ยวนี้แต่เที่ยวนี้ไม่มีใครกินอะไรบำรลง 我想谈一点新的体会，就是说，听老华新的开示，我收的感动是最大。老呃尊者年龄很大了，本来来给我们传法，心里都是非常感动。第一天开示，他声音比较小，我坐在最后一排，本来听得不很清楚，但是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的那种慈悲。 就是那种法流打进我的心田，打进我的脑海，打进我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里。我就牢牢的记住了他说的，关系来了，好事来了，你轻轻的、淡淡的对待，放下它。让它过去，呃，过去的事情来了，呃，你一进来了，你也让他淡淡的，让他过去。哎呀，这句话我听过好多好多遍了。 而且在书上也看过好多好多遍了，从来没有这样子触及我的心灵，就一下好像打一股电流打到我身体里面，我就哎呀似乎有所悟，好像我就有一点心里头觉得有点对说不清有一种呃模模糊糊的有一种那个呃呃去悟一些理，但是呢那那只是道理上。 论上觉得哎呀是啊，让他过去让他过去，我就反复呃把这句话记在我心里。后来因为我带着很多问题来，可能在座的同学们都看出来了，我这个人毛病最多，问题最大，因为我是带着问题来的。我在黄山参加了一期，是龙工通呃孙子带的呃呃不动产，我当时心态也就是。 我说，哎呀，反正试试看呗。我当时对这个动中禅一点认识都没有。学完了，呃，我我这个背就一股劲儿疼，疼啊，我就把它归罪于动中禅这个动作，呃，把我的背都拉疼了。后来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动中禅不简单了，看着那个动作这么轻，把背的那个筋儿都拉疼了。 其实后来回家去检查，人家，呃，大夫说不是的，这是颈椎病引起的。好，我才知道不是这个做动作。但是后来我，呃，在这个，呃，回家过后做这个动中产也做不好，做不好我还是不去练。原来学的那个呃马哈西的那个内观。好，后来我又要来，我跟我女儿，这是我女儿啊，我们母女两人哈。 他给我报了名，要来学这个，哎，我就马上就积极进去。我说，既然要学我就一定要学好，我就在家练，每天早晚都练，练我就哎，慢慢那个背啊，就发现这个背还是有有劲儿，是疼啊。一直疼。哎，这次呃，我就记住记住那个呃，从最开始第一天开始就说你痛你就让他痛。 你就是旁观者，不是你的错，是他的错。哎呀，我就嗯，记住这个话，一切都让他过去。我就嗯，用决心来关照他。哎，这个这个背慢慢慢慢也就不疼了，好像觉得呃也能支持。哎，打几天下来，哎反而不疼了。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轻松了，全身没有没有哪些痛了。 但是说完了，下来回到趋势还是有用的。其实不是普通的，是你自己觉性已经暂时搞在外面了，疼痛。这个疼痛我就是说在在做的时候，我能够用绝招去绝招他的时候，我觉得我认识到他，真正他这个痛是他的痛，他也是无常。 也是无我的，原来只是理论上知道，他也是具有呃无常、苦、无我的性质。他不是我。他也是一个呃，不是一个实体。他痛着，你能觉着，他慢慢的消失，或者他再起来，你去找到这个苦的因。慢慢慢慢到第四天、第五天，我就嗯老呃蹲在。 长老讲的那个说，呃，好事来了，你让他过去；，呃，坏事来了，你也让他过去。你不要抓住他，你不要呃成为他。这个翻译讲的非常明白。哎，我当时这句话我没听过，说你不是他，你你看到他，看到任何东西，你不要成为他。哎，我说这个不要成为他。呃，尊者又说你以一个旁观者的身。 慢慢的，就说让他过去。我就反复的聚焦这个，让他过去，让他过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就是有一个小和尚出家了，修了苦修了好几年，没开悟，他急了，哎，他说我苦修这么几年了，我没开悟，是不是师傅没给我传真正的法？他就嗯，拿了一把刀子，跑到那个师傅云游回来的路上，要过一个桥。 就跑到桥中间，把刀子拔出来。师傅，你今天可回来了？你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你没有给我传真正的法。你看我苦修这么多年也没开悟，你都不管我，你没给我真正的东西。好，然后他师傅呃很温和的说：“你让我过去，你让我过去，你过来，你过去，你过去让我我好过来。”好，他他就说。 那你没给我传法，我今天就不让你过去。我不让你过去，我也过不去，你也过不去。 <laughs> 反正你今天得给我传法。好，然后师傅也不生气，也不发怒，还是这句话：你让我过去，你你过来，你过去让我过来。哎呦，他反复，师傅反复说这句话，他一下就开悟了。哎，我就想，呃，长老给我们讲的，好事来了，让他过去。 坏事来了，你让他过去。我说真是惨重的公案，原来我看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那是啥意思。今天我到底我明白了，为什么过去了才能过来？过来过去这是什么意思？你你跟你自己过不去，来了一点好事儿你就抓在心里头，喜得不得了；来一点儿坏事儿你又抓在心里头，哎呀，几个月过不去，几年过不去。好，这就是过去过来这个道理，我一下就豁然开。 有点开悟了， <laughs> 有点有，真的是有点开悟了。我就在想，我这次带了好多好多问题，想来修呃己的给我解答。呃，我好像就想到徒你，呃，拿着刀子比如说傅，你给我传真正的法我开悟。呃，你要让我怎么怎么，呃，你你你给我怎么么，呃，让我知道让我得到什么什么？是一样的道理。 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是那个小徒弟，我就是，别的，嗯，别别的师傅要给我什么，给我，给我什么，我就想在这次禅修里面得到什么，得到什么。这个心太重，太重了。嗯。好，所以我，呃，嗯，就发自内心的忏悔，就觉得，呃，一切都，都是让它真正的、淡淡的过去了，一切都是，呃，发心。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今天下来。 虽然我没有什么呃很努力，呃，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满意我这次的彩球。我女儿说：“我爸爸，你这次彩球怎么样？”我说：“还行吧。”她说：“我看你心态还好。 <laughs> ”啊，我就觉得我这次呃这个心态特呃就是比较好，没有一点好像懊悔呀，一点好像。 伤感呐，一点压力啊，但是很自在很轻松，呃，心情很特别高兴。呃，我就觉得这次禅修好，真的是我一冒出一个念头，我就说我们这一期学员太幸福了，太大的福报了，真的是这样。这个条件真是创造的太好了，我随随便在哪儿去禅修，我学过泡泡禅林、法兴的尊者。 呃，那个禅修一打就是三个月。呃，观世是那儿呃几年三年，每年都是三个月。呃，又是马哈西禅修。我自己在家呃一嗯闭关打禅期，连续打三个禅期。我就应该说我是很很努力很精进的，但是我问题很多很多，而且呃毛病很多很多。我就把它带到这儿来，把它扔掉了。 彻底把它扔到这儿，呃，一个人带回去，我就带走一块带走。嗯，แต่ก่อนที่จะติดมาจากโกเรซ่ามาฮาซีแล้วก็เผาเผาเขาเคยทำมาทุกอย่างเลยอย่างละสามเดือนสามเดือนมีปัญหาล่ามแปดที่ติดมาเที่ยวนี้มานี่ทิ้งหมดแล้วลอกแป๊บหนึ่งแป๊บหนึ่งว่าใช่ใช่ใช่่ก็เดี๋ยวนะเริ่มค่อยๆออกจากสมถะได้แล้วก็แต่ยัง

这个生活它还是有一点点，嗯，那他说一点点，嗯，已经好很多了。那么，嗯，再继续努力，继续用功，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觉知上下功夫。那他ระวัง呐，ระวัง被ตกแหงความรู้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ก็เออพอพอมันคิดทีความธรรมะได้ก็เออไม่ต้องไปจำมันมาก。还有，我们在以前嗯读过的一些教育。 或者好像刚才的公案里面去思维的太多，然后这样会迷失在自己的思维中，嗯，那不是当下，嗯，只要好好的在当下，才会不断的进步。มันแต่ก่อนมันจะจำได้ตีความเรื่องที่ในนิทา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มันเข้าใจนั้นเข้าใจ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นอื่นแต่ตอบถ้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ไปเรื่อย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พอเราพูดไป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เรา 以前我们看到的教理和一些公案呢，嗯，那都是别人说的，别人讲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好好来看自己，以后你讲的比他讲的还好。谢谢，谢谢。 网站网站上面。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看我们感觉到这很多很多。好的，้าไปสรุปสรุปเนาะเพราะคนมันเยอะบางคนอ่ะเสร็จ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ก็อยากได้รูปหลวงพ่อมันหลอกให้เอารูปหลวงพ่อองค์ใหญ่ๆมาหน่อยทุกคนจะได้เอาไปติดที่บ้าน你们好，我是从四个月以前参加 嗯，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着了，然后情绪也好了不少，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叔叔和阿姨，非常感谢，泰国的师傅和中国的老公，他变化也大了，嗯，啊，饭菜也自己在家里练习不够自觉，不够精进，嗯，往往为一些。那我想，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个多囊能？ 呃，越练越会越想练。可能我听有有些人的意思是这样的，你越练是不是越想练，对吧？อันนี้อันนี้อันนี้สายนี้ใช่ไหมว่ายิ่งปฏิบัตินี้ยิ่งอยากปฏิบัติ 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ห็นหลายคนพูดอย่างนี้แต่วันแรกๆเห็นป้ามร้องเองอะไรที่เสียงสวดมนต์เนี่ย ทุกคนรู้สึกเออทำไมถึงเวลาแล้ว แต่ว่ารู้สึกวันหลังๆนี่ทุกคน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นั้นดีใจจะได้รีบขึ้นไปปฏิบัติ ใช่ไหมว่ายิ่งปฏิบัติ ยิ่งทำยิ่งอยากทำยิ่งอยากทำ ยิ่งยก ยิ่งอยากยกยิ่งเดิน ยิ่งอยากเดิน สายนี้ใช่อย่างนี้ไหมอารมณ์ดีอารมณ์ดีอก็ดี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ก็ตอบใหม่ๆ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ดีใจมีความปิติอยากปฏิบัติ แต่พอเรารู้เริ่มรู้ทั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อ๋อมันก็ทำไปตามหน้าที่ทำทำ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อมันเป็นงานของเรา ทำแบบไม่ได้อยากและไม่ได้เบื่อทำอ๋อเป็นงาน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หายใจนะ进步了，很好，大家有目共睹。尤其在嗯、湖北，嗯、跟你一起禅修过的，嗯、好像李彤啊、严总、啊、都觉得你已经进步了。嗯，那第一天来到 不不近视的时候，嗯，就觉得嗯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嗯，小师傅也这样讲，嗯，那么刚才说越练越想练，嗯，是一件好事，但是想练的时候知道自己想练，不， <laughs> 我并不是说是，嗯，我现在就有这种状态，我是说我现在 <clears throat> 往往比较容易懈怠，但是如果继续练下去，会不会会不会就是说越练越想练？嗯。 有的人是这样说的。嗯，刚才师傅说很好，越学练越练越想练是好事。不是我说，我是是好事，是好事。他说会这样的。会的。啊，他说是好事儿。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呃小小的请求啊，我想请师傅呢，呃用这个泰语吧，给我取一个名字，然后呃我给小师傅写信，那师傅就知道我是谁了。嗯。 还有呢，就是说，请小师傅告诉我们，我我给他写信的时候，我应该怎样称呼他？这这个问题呢，可以先先请小师傅考虑一下，待会儿再告诉我问题。好，好，谢谢谢。我อยากให้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ตั้งชื่อให้วันหลังเขาส่งอีเมลไป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จะได้รู้ว่าคือเขาส่งว่าตอนนี้คนที่จะส่งจะอะไรเนี่ยเยอะไปเดี๋ยว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ไม่รู้ว่าคือนี่ฉันเองแต่ก่อนตั้งชื่อให้ว่าเป็นโยมขี้สงสัย ตอนนี้จะตั้งให้เป็โยมที่หน้าตาสดใสขึ้นแล้ว。以前给你起的名字是问题最多，嗯， <laughs> 现在给你个新的名字是嗯，拨云见日了。拨云见日了。啊，我说用泰语，那就是说取一个对泰国人的名字。 <laughs> 他已经听懂了，但是他现在就是这样讲的，明白吗？这是鼓励你。 已经进步了。嗯。观察，做做自四个月前，你的脸色和现在完全不同，自己知道吗？那时候问题最多，最多的一个。嗯，现在很好了，非常棒。好，等一下叫他洗好了告诉你啊。嗯，好，谢谢。可以啊，你当心别把它打开。 บอกว่าเดี๋ยวตอนสุดท้ายค่อยให้เขาก็ได้在那个《百世经》里，到我大意识 ฏิบัติที่ได้เจอธรรมะที่แท้จริงก่อนหน้านี้ก็ปฏิบัติมาเยอะ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ลย 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ให้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ให้นั่งอยู่กับที่ไม่ขยับแต่มาปฏิบัติตรงนี้เหนื่อยไหมเหนื่อยแต่มีความสุข 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รียกว่า เข้าใจว่าทั้งหมดปัญหาที่เกิดดิฉันเอง วันหลังจะได้เอาสติไปแก้ไขให้ดีกว่านี้ดีดีเขามีเขาพูด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มีของทุกมา是不是很好？很好。

还是想把它讲出来，给大家能够好处。那么，其实呢，我从我自身来讲，在找那个灭灭口的这个方法，已经找了二十五年。嗯，等于等于，坤海趟，哦，从，生命，嗯，坤海趟，打，但是呢，已经整整的找了二十五年。嗯，学习他妈二十年。 从最初的那种呃气功开始，我练过气功，太极拳。反正能够找到的方法，我都试过。能够找的医生，能够找的这种什么呃，什么什么这个，我们这里叫这个什么叫杜仙啊，对吧？这个。 那种、那种，这个土地，那个土菩萨，我都去找过。就是在二十五年前的，就是说某月的某一天呢，就是说，在我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在我十六岁的那那一年呢，我坐在床上，突然的，好像我就是被一个东西给罩住了，就是好像就是我自己的这种形容呢，就是好像身形就被压在了这个子弹下。 被深深的给压住了。那么我找过各种方法，自己呢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也找过各种各样的思路。其实我的这个佛缘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的父亲呢是，他是宁波佛教居士林的，他是一个佛教的编辑，他因为有这个。 采访证，他走遍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祖国的，就是说，这个各个就是名山的，就是说，古刹，见过很多很多的高僧，啊，那么，我也曾经寻求过各种各样的法门，各种各样的高僧，但是。 总是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的相应的非常非常相应的。那么后来呢，我通过一个私人接触认识了。那么也就是说，我才，他才，他才，他才，两年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才，他 就是看破放下，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比较困惑，我想怎么能够看得破，怎么能够放得下？这是你的境界，不是我的方法。我怎么能够做到看得破呢？怎么能够做到放得下？嗯，那么从我的自信来讲，我是这个。 可能这个学佛的人里面，可能大家都知道那种妄念。我们现在在看到这个念头，我想没有一个人可能比我的妄念更多一点。刚才那个师傅说他的念头，这个层出不穷啊，怎么样来念这个念头？我想我的这个念头可能比你多十倍可能。

那种情绪，就是说，那种苦的，苦的那音满可能还这个苦的音还不是我的习气，可能不是我的那种习气，因为我这个苦不是从从牙开有，我是从十六岁开始的。在我看到那个苦的音的那个当下。 我的心就真正的得到解脱了。这个看到，不是那种理论上的看到。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其实说出来很简单，大家都懂，就是妄念太多，就是说杂念太多。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书上讲的，都是别人嘴巴里面说的，都是那种高深大德讲，你这个人为什么？ 修持不得力，为什么你没有修持？就是因为妄念。但是，怎么样灭这个妄念呢？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但谁都做不到。其实，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念，其实就是已经把那个念头给灭，已经给给灭掉了。其实我们看，其实呢就是不存在的。 功力或者至于，只能吃在当下。所以说我觉得东胜禅这个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深，特别是像我这么一个散漫的人，我，在学佛里面，我虽然说是也算是一个学佛的，没有比我更加散漫的人，我。 不怕大家笑话，我在家里基本上什么家务事都不干，每天睡觉要睡到中午才去上班，可能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到公司里面去，就是这么个，人，在生活上都是这么散漫的一个，人。怎么样学佛？怎么样做功夫？怎么样？能有灭苦的成果呢？ 我真的是已经绝望了。我看了好多的法打本了好多的，师兄啊，师兄，我觉得好像学佛第一个要守戒，第二个要吃苦，要。 做各种各样的功夫，对我来说，这个门槛实在太高了。我找不到一个适合我的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易。整整就讲了几天，他都讲，他他 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还是要深深的的感谢我们的老和尚，我们的尊子，我们的李师兄，我们的呃，这个这个严嵩师兄，把这么好的法带到中国来，传给我们这些。

我想呢，我讲的呢，可能对大家也有点帮助，所以说呢，我再稍微再啰嗦几句啊。呃，我的体会呢，其实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找到的对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方法，不管你这个找的过程有多难、有多艰辛，其实我也找找到过很多方法。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适合，但是其实你真正的你去实施的话，有的对你来说不一定是真正合适的。每佛法每一种佛法都能使我们众生密苦，都能使我们得到成就，这是没错的。但这是书上写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来讲。 这是个案，不是不是一般的，就是我们刚才老师们讲的公案。我们是个案，不是公案。很多公案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适宜的，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能够做得到，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自身来讲不一定是有效的。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点就是体会。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呢，不管是什么方法，我们既然千辛万苦的得到了，一定要去真实的下那种苦功去实践。那这个呢，我体会是比较深的。其实呢，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在床上。 我在床上还算是有点用功，但是一回到宿舍，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们四个人一间，我们平常三个人只要一有空都在床上度过的。反正一回到，宿舍，就是 <laughs> 呃，都，躺，床， <laughs>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但是呢，就是在第六天的这个下午，我想的就是说，今天我就拼一拼，明天也要结束了，再不拼可能也没有机会了。那天中午，我就没有睡，恰恰呢，就在那个下午，下午感觉到。

因为我看不到下面，就是这半截身身子啊，就是鬼城里面，在天堂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有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还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有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有，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面飘。在天堂里 不拼的话，真的是一道坎迈不过去。他的门槛越来越高，这障碍是越来越高了。我想呢，这是我这个一点点这个体会。那么其余的呢，我到时候想起来再给大家分享。谢 <laughs> 谢。 七年七天当中的感受吧。刚一开始的时候，写标课的时候吧，我很紧张，因为我很自由惯的人啊，一坐进去怕坐不住。一进了禅堂吧，我心很安静。一天两天过去了，师傅说腰酸背痛都晕的。我第二天还没有感觉到，为什么我想想，好像是一个骨适应我吧，有缘分。到了第三。 天的下午啊，我的眼睛啊，放映出一片很伤心的景象，我的眼泪啊，真的快要掉下来的时候， <laughs> 我就清哎呦，这是很痛苦的事，不应该让他再发心。我突然惊醒了。到了第四天啊，我又有事来了。我在早上的时候，我步过的时候，慢慢慢慢走着，我的。脚啊，踩的那个青草地。 好下意的那种感觉，不是，就是好像是，飘飘欲仙好就是什么飘逸的那种感觉。嗯。幸好我瞎，幸好睁了眼睛，要不是睁了眼睛的话，全都给我捞所以我觉得动中餐一定要睁着眼睛。哎，ปฏิบัติตรงนั้นก็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ล็งตา，ถ้าวันนั้นเขาไม่เล็งตาเขาคงเดินลงเขาไปแล้ว，ตอนนี้คนตายแล้ว，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ถ้าปฏิบัติอันหลับตา เขาต้องตายแน่นอนอเขา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ทำไมต้องโดนฟ้าแล้วก็ได้ชิมรสชาติ แล้วก็ได้ชิมแล้วก็ได้ชิมรสชาติ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这是不是非常用功的？实际上，呃，以前看到很多大德就都是去求法、去寻法，然后我觉得我是特别的幸运，是两位尊者从泰国过来送法。 <laughs> 然后还有那么多在家的菩萨们，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亲切。其实昨天，我也知道，真正的菩萨跟我只是玩个游戏，试着去做佛法。但是我站到法座的时候，那一刻我立刻就跪下去了。我其实看到我的内心，其实我。但那个我，我深深的看到我，我对那份法的那份恭敬，因为我知道，法我曾经。 其实我出家以后，我看过佛经里面所有的一些方法，我都用过，不吃饭。然后晚上甚至是惊醒了或者修行的时候，晚上完全可以不用睡觉。对，然后就是包括自己很胆小，到坟墓区去打坐。然后包括头上的一块石头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差点被砸，被砸死掉然后，但是实际上就说，这些都都经历过。但我这次来了之后，我本身只是说，反正随便来。 体会一下、学习，我并没有抱很大的期望。但是我来的时候，我昨天我突然之间，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我的眼泪都想流，但是我我能觉察到他没有流出来。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特别幸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都特别幸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我很难找到。 我记得我来的，这是第一次接触洞洞中草，第一天我下午把时间把那本小册子全部读完。读完的时候我震撼，好震撼。他居然可以把三藏十二部经典通过一个句话，他可以把它全部贯通起来，我太佩服。了。而且我觉得我当时我就没有告诉我自己，我应该学习的去归零。这个法式我以前所见的法式完全不一样，不可以同日而语。 佛陀当初跟比丘们讲说：“我手中，我今天手，我今天给大家开开示的法，就像手掌中的树叶一样。而我没有没有跟大家说出来的，就像整个森林树叶那么多。其实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定就是佛陀当初手中的那么一点点树叶，真的是，我是我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东西可以回馈两位尊者，也没有东西可以回馈在座的各位菩萨们。我觉得我我只能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嗯，就是请恭请各位好好的珍惜，因为这个法，可以说很多人都花生命，很多人，包括我觉得我自己曾经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我为了求到那个法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把的命全部丢出去。 包括我当时出家的时候，我其实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我妈妈，我妈妈曾经跟我讲过，你这这个事情你什么时都可以做就不能出家，他们不能出家，因为我我相信我能，因为当初我觉得我我能悟到，我觉得我我可以成佛，但是后来我自己走下来的时候我自己悟了，包括我来之前的我让我公公。 他说：“佛把所有的从最初的境界到最高的境界，我全部明白了。这个你说我都知道，这个人再怎么境界，他是不是真的道？我并没有喝到，但是并没有喝到。但是我哪一天我会，我真的可以喝到那个方式，我真的可以喝到。能够帮助到自己进步，难道我是重新再回到这个境界去？去。” 金钱，女人，所有的这世间的所有的东西，我知道对我不会有很大的吸引，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我看到别人对我的恭敬，看到别人的合掌，看到别人结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心里特别惭愧，也特别难过，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出家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喝，没有真的喝到那个法水，甘露法水。所有的理论我都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我的嗔心，我的贪心。 还是不停的往外冒。但是这一次来，我觉得我自己太幸运。哦，这个方法。一句话，仔细的去品。它可以把，可以把六祖堂内的所有的精髓全部贯通进去，把所有的山家十二部的所有的精髓全部贯通进去。嗯，跑来这里，我觉得真的是太幸运，不要，就是，但可能说，我现在还只是一个方子。 但是，请各位好好的去珍藏，好好的去品一品里面的甘露法水，因为只要你功夫去做了，你一定会喝到里面的那个甘甜的那个水味，不会不用别人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有多好，不用，因为这是一部会说话的。我就这是一个呃这是这完全就是佛陀。 这就是佛陀他在的时候的一个不可能再精简的一个一分法。我觉得我我自己体会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我我一定得去，一定得好好学。我觉得我其他东西我都会学习的去放，但我也知道，因为那刻我我深深的看到我自己对这个，对我之前的那些很多的法门，会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包括我对我师傅的那份感情。 包括我对我寺庙寺庙对我的那份护持，包括很多居士对我的那份护持的那份感情，我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份舍不得和放不下，但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我唯有我这一生能够真的最后能够亲证到佛陀的最终的开示的那个甘露法水的味道，我只有喝到了，我才可能报报答这所有人对我的那。 恩情，那我今天能够以什么东西来给回馈各位？那就是真的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真诚的邀请各位，不要再疑惑，不要再不要，因为在这个里面，或者说别人说这个好，那个好你就去学，当然也不要，其实包括呃， 佛陀在那个经典里面也也说过，就是《卡拉玛经》，特别是尊者他在那个里面书也专门提过《卡拉玛经》，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尊者这么说我们就生气，你去做，你去实践，把自己真的放空了，苦痛苦来了也放下，轻轻的回到当下的动作来，没关系，法喜来了也没有关系，轻轻的放下，然后很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其实你就知道，我们就会亲尝到。 佛陀开示的甘露法水的味道，它可以立刻灭苦，但最终你功夫到了，我相信一定最终可以让苦完全的止息。真的是我们太幸运了，谢谢你们，谢谢。 大家都，大家都想一想，都讲一讲，一句话两句话也好，嗯，让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嗯，你的心得。我去年在温州六月份参加过一次。可以看，当时的话，觉得是洞中场是自己编出一套动作来。可能他在地方被。 ศาสนาศาสนาลัทธิ อะไรก็ไม่รู้ ไม่ใช่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 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าที่ยกสิบสี่สิบห้าท่าเนี่ยมันไม่เคยเห็นมาก่อนคิดว่าไม่ใช่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แน่นอน ตอนนั้นก็เลย มีความคิดที่

เหมือนกับได้เจอ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เหมือนก็ได้เจอ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ท่านฟังแล้วรู้สมากชอบคำสอนคำสอนที่ว่ารถเก่าทำให้มันเป็นรถใหม่ได้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ก็คือรถเก่าตัวนี้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会变，变美，变帅。佛说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不是应病与药，是众生有病啊，什么病啊，就可以什么药。也许呢，洞中堂这个法门，就是对治我这个病的这主特效药，或者是偏方。 然后我今天呢，在这里来到，还要来到这边，来感恩普净寺的长处。他这边一来到普净寺，他就是南无消灾延寿药师，真是啊，就是来到药师道场，真的，我觉得我这原来我都是一直想，我这个病啊，要怎么样子去治疗？这位师兄。 要，要失禁，大家觉得治病有希望了。下面的推上去，然后上面的推右边。下面的推上去，上面的推右边。亮亮了啊，亮了没？亮亮了。对对。来啊，要失禁。嗯。而而且那个。 看那个制证，老法师安排的这些斋饭啊，都是那么有营养，营养而且呢是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是吧？他对这个来到这边，我本来是有严重的失眠症，就是说以前背佛用了很多镇静剂、强镇。 才敢，睡不着，嗯，然后用安眠药，一直睡。造造成这种镇静剂的依赖，这几天，这几天，镇静剂依赖是。这几天呢？我这几天没有吃。嗯，从你没给呢。就是说以前，就是曾经就是每天吃八片的。这几天睡得好吗？这几天睡得好。 这几天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哈，前几天都还睡得不错。啊，昨晚呢，睡得比较安稳。哎，我昨天，我今天来到这边这个哈，我觉得造成我们这次这次修法大家这个，我就感觉到大家在一起。 说，我感觉到这次啊，我以前也参加过很多场的长休营啊，没有感觉到这种南北传这个在一起热融融的这种气氛啊。以说，南北传完全是可以和谐的、的，คย做，很 ฏิบัติมหายานพระคุณก็ปฏิบัติแต่ละว่าไม่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กันได้แล้วทุกค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พราะแต่ก่อนที่ผ่านมานี่ส่วนใหญ่มหายานก็จะต้องอยู่กับมหายานว่าก็ต้องอยู่กันแต่ละว่าไมีที่นี่แปล条件如果缺少了一个，那么大家就不会得到今天这么好的。 就是南北传完全是可以携手共进的啊，包括是是佛教这棵大树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南传、北传、藏传，就好像是一棵大树的三棵枝丫一样。我砍掉了一棵枝丫，这棵树就不好看了哈，有三棵枝丫，这个树。 谢谢，两位尊者，谢谢。呃，刚才呢，这位师兄说到这个，这个这个至真法师那个，这里呢，我想呢，有一点呢，跟跟大家呢，就是说再讲一下，就是。准备当老师，嗯，你看。 就是那个师傅至尊师跟我讲的，就是说那四个字：看破放下。那么我想，我们学佛的人很多人都听到过这四个字，很多师傅都跟我们讲过，特别是念佛的念佛，因为我们很多人有也有这种疑惑啊，我们光是这样念念能到西方了？师傅再给你讲一句：你看破放下，对吧？那么今天呢？ 特别是我修炼了洞中禅以后，我才深深的就领悟到这四个字的真正的一个含义。这个看破呢，其实它是两层意思。看呢，其实就是看到。这个看呢，大家可能也现在有点体会，并不是用我们的妄念去看。如果是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心去看这个世间的这一切。 看我们的妻子，看我们的丈夫，看我们的事业，看我们的金钱，这是永远都看不破的。这是我的一点心得，没有那么容易的，看到这个就能够放下，那那是佛菩是在来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出生以来。 看到一个饼干就想要，看到同学的好东西，我们就想要。到我们现在看见金钱、看见美色，样样都想要，怎么能够看破？看不破就是放不下，不可能放下。只有像洞中禅这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是朝内看，真正的看到了，他其实他就方向就没有，就破了，也就放下。了。其实看破放下，都是连在一起，就是看你能不能够看得到。看到了，其实。下就破了，这是我的一点点体会。 在这里呢，再次向市政老法致敬，谢谢老法师。我我我可以做啥呢？就是刚才那个范师兄说他呃以前打墙啊，就是泡吃真经经，我可以给他佐证。我跟他在一起在宝光呃，泡学的泡。 因为那个那个修定的时候，每天都绷得很紧，压力本来就很大，你本身睡眠又不好，他就中途就退了。我我还算是坚持下来了。我知道他好几次禅修都是坚持下来这但是看到他，挺好的，都坚持下来了，而且效果真的，这确实，呃，就是说你要看你自己去平衡。你不管哪一个禅法多么舒适，还是要看你自己。 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大家都想想，都讲两句。嗯，都想想，都想，等一下从这边开始。呵每人讲一两句就好，啊，那讲得多也没关系。是这样，我这个是再刚才的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 จารย์เหยียนกลับมา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สมาธิดีสมาธิเป็นปียังทรงก็พยายามแก้เขาตอนนี้เขยังมีบ้างแต่ว่าเขาช่วยเงิน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ะเขารวยช่วยเรื่องหนังสือหลายเดือนแล้วปฏิบัติก็ตั้ง 哦，我感觉他挺苦逼的你。嗯。

被隆德看到后中禅在四川洪雅编，然后戴那我看了一下洪雅那个个整内个就可那我说德去看看吧。其实我对洞中禅没有任何的了解，不知道有洞中禅，也没看过任何的书，嗯，没有任何的，就说对他这个方法没有任何的了解，但是后来那一次去了以后，我发现他。 两个体会，一个是身体上的体会，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身体不是很好有胃病，嘛。但是打的话有一定的感受，就是咳出来的痰都是透透的，黄色的浓痰，到后面是从白色的白色的痰，然后变成白色浓稠液。回去以后就是这个胃病好了很多，叫我曾经胃胀胀胀胀，两三天一次。康乃馨，几百个几百，那可以开完。那这一套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嗯。他念完以后。 ปฏิบัติเจ็ดวั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กระเพาะหายเกือบหมดนะไปหาหมอหมอไปหมอถามว่ากินยาอะไรมาเขาก็ร้อยหมอฟังเขาไปปฏิบัติเรื่องโรคกระเพาะเนี่ยดีขึ้นแต่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คิดที่เจอในเจ็ดวันนี้น่ากลัวมากๆ ไม่ใช่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คนอื่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เรา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นี่แหละนี่แหละคือคือทางที่คุณพงต้องจัดการความคิดให้ได้เจ็ดวันนั้นก็รู้สึกดีใจมาก 我经络不通，经络有寒气，前面打针，其实非常袖，我浑身发冷。 <laughs> 因为经络有寒气，那就是那种肤色里面是非常厚的，对我来说是最最。对的。然后，大道上面谈到的第三天、第三然间觉得浑身，他热乎乎 ทุกคนใส่แขนสั้นแต่เขาใส่เสื้อกันหนาวเหมือนทีมาจะลงเพราะร่างกายเขามาให้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ขาอยู่แล้วเที่ยวนั้นหลังจากเจ็ดวั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จ็ดวันนี้ทำไมคนที่นั่งหลังร้องไห้ตลอดหลังจากเจ็ดวันนั้น จ็บขาเจ็บอะไรเนี่ยคือรอบสองเนี่ยมันก็ไม่เจ็บอีก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มาเข้าคอร์สสายนี้มาหลายครั้งแล้วไม่เจ็บขาเจ็บแขนอะไรอีก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แล้ว当接下来就参加了法师。 法组团期的体会มาที่จังหวัดสุอภูเกขอบคุณ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โน้ตเพราะว่า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บอกว่าฉันติดสมาธินี่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องปฏิบัติยอดแล้วทำไมอยู่ๆมีคนมาบอกว่าตังผิด 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ก็พยายามแล้วก็ได้ปรึกษาได้คุยกับเพื่อนคุยกับเยนซงเราพอหลังจากรู้สึก หลังจากรู้ว่าตัวเองติดสมาธิหลังจากสองเดือนนั้นรู้สึกตัวเองก้าวหน้าได้เร็วมาก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ดูแล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ดีกว่า 让他们怎看？这脑袋就乱念乱想，突然间我插到那个，那不是我，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他哪里出来的，那不是我，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但那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一直想不 ษกับเที่ยวนี้สองคอร์สทำให้ปฏิบัติแล้วสบายผ่อนคลายรู้สึกยิ่งทำยิ่งมีแรงยิ่งทำยิ่งอยากทำเพราะว่าวิธีการสอนหลวงพ่อกับ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หมือนมนมน 不一样，很多东西是没法相应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在刚才刘法师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所以大家 讲两句，嗯，讲多点少不要紧。เขาก็ดีขึ้นแวใช่ใช่ติดบ้างองบอกคนที่เข้าหน้าคนที่พูดก่อนหน้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ไปหมดแล้ว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ขาก็เลยต้องเพิ่มคำว่ามากหลังจากคำว่าขอบคุณ 顿悟和见悟。当然这两次不能说悟，只能算醒。呃，这两次一次是顿醒，一次是见醒。啊，这是这是第一个啊，我我简单的说一下。บางคนจะบรรลุทันทีบางคนต้องค่อยๆฝึกฝนถึงจะ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นี่ยใช้คำว่าบรรลุไม่ได้ใช้คำว่าเข้าใจก็ไม่ได้ต้องใช้คำว่าตื่น ครั้งแรกมาเจอกันที่ปักกิ่ง เขาแบบตื่นทันที แล้วครั้งที่สองมาเจอนี่เกือบปีหนึ่งแล้ว ตอนนี้เขาค่อยๆตื่นแล้ว แล้วก็รู้แล้ว 天也是一边做着这个手部手部动作，我就感觉就是ตลกมากเลยคนปักกิ่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นั่งรถไฟมายี่สิบกว่าวันก็รู้สึกอ่ะยี่สิบกว่าชั่วโมงมาถึงนี่ก็มืนมือเนี่ยวันแรกก็มืนมือมันธอกินเหล้ามาหลายหลายขวด ไม่ได้ว่างวันที่สองก็เริ่มตื่นวันที่สามก็เริ่ม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พอถึงเมื่อวานเนี่ยเห็น บอกว่าพรุ่งนี้ก็จะเลิกแล้วก็รู้สึกยังไม่ ยังไม่ยิ่มยังไม่ยิ่มไม่เต็มที่เลยตัวละครังหอบฟั

他那个，因为《唐经》里面不是说心平和罗自戒？那个我觉得戒律是佛法的根基呀，那个那个戒为无上菩提本，所以说他《唐经》里面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他毁坏了佛法的根基，那个使得中国的佛教现在变成这么惨。 衰微都是他这句话造成的，那个中国的真的不求变，是的，所以说他还《唐经》里面还讲什么不念为宗，不相为体，就是要追求灭念头。啊，刚才这位师兄所说的啊，追求灭念头，只是念头你是灭是灭不了。 你要看清楚念头的生命。念头按沉不经，一刹那里面生灭生灭的话，是灭是灭不了。它念头本身是不自的缘起，所以说灭念头是不对的。但是，所以说我对六祖坛经一直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但是因此我对禅宗。 没什么好感， <laughs> 因为我是大概以前是学天台教法的，教教下跟中观一直是有有有些争争论的啊，以前不是浙江这边都是讲是华鼎讲师、国清讲师。后来都被改成国清禅师了啊。 เหมือน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เทียบเลยเขาก็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รักษาศีลก็คือรักษาศีลเกี่ยวอะไรเกิดจิตที่ปกตินะทุกคนต้องรักษาศีลก่อน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ท่านไม่หลัง ไม่แท้ทำให้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ทำให้พระหลายท่านไม่ถือศีลเลย因为我以前这个 就是有个习气，就是动手能力就是很差，就是学教学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比较强，是动手动脚不爱动，所以说可能这个动动场可以对此有个保密。 解通的那种，做一下自我检查。嗯。这是哈工大的高材生。嗯。原来最普通的，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佛法。嗯。没去学习，他妈，嗯，没去弄弄。而且，我。而且，我。而且，我。而且，我。而且，我。而我。而且，我。而且，我。而且，我。而且，嗯 我就是这么单纯的，这么就是想这样，这样装修。因为我原来是完全没有打算不接受自己空下来的，就是不接受自己就是。因为有时间闲下来读书或者安静下来，就是说。他喜欢一个人，他不喜欢 去玩，看书，看小说，而且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有刺激性。 ลามันไม่พอดี ก็มาเจอลูงดวงฉัน เวลาพอดี เข้าใจว่าอะไรคือวาสนาอันนี้เขาก้าครั้งแรกไม่ว่าจะอโชคดีเก้าครั้งแรกก็เจอของดีอย่างนี้ ที่แถวบ้าน มหาลัยอยู่ทางเหนือแต่ว่าบ้านอยู่นี่ ใกล้ๆอืมตอนนี้สงบกว่าก่อนมาอี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มหาลัยเพื่อนๆมีเดเพื่อนตามความสนุกกันทั้งนั้น 现在的话，比如说让我一个人พูดไม่ถูกว่าความรู้สึกเป็นยังไงแต่ตอนนี้ให้ถ้าให้ดูตัวเอง ก็ได้เห็นแล้วได้เห็นตัวเองแล้ว แล้วก็ไม่ค่อยงุนหงิดเหมือนก่อนหน้านี้แล้ว จะถึงเข่าเนี่ไม่เป็นไรไม่เป็นไรอย่าพูดบางทีมันก็เหนือคำพูดเหนือเราสัมผัสได้ 嗯。前面，前面。严重。讲，看不见你。对大家，把这个把这个垫子打开。大家要讲，都应该来前一下拜一下老和尚，然后再讲。大家都看到了啊。 实际上呢，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已经把我要说的话呢，全部说完了。学习孙中禅给我最大的收获，只有几个字。 这几个字呢，就是放弃一切执着，活在当下。嗯，你讲一讲那天，你说你听见那个“嗡嘛呢呗咪哄的那个，他那天跟我讲了，讲的特别好。是我讲的吗？咱们俩一起走出去，就唱那个音乐吧。我给你们讲吧。 <laughs> 那个就开始唱了。他说他刚来的时候，一听到那个唱就想，怎么又到时间了，又要上去了。可是过了几天以后，他发现他一听到那个就高兴，因为可以上去练习了。不过那个那个问题呢，那个问题呢已经被活在当下代替了，没有了，真的是没有。所以呢，我觉得上来之后呢，要感谢师傅，感谢所有人。 <clears throat> 我们只需要呢，活在当下就已经很好了。在这一个，大家了解一下我吧，孩子啊。嗯。我这一个是有自己所谓的理想和这一个思想，研究这个中国道家文化，就是中国中医的。他推荐。他แนะ口ำ他เอง易经。 自己呢，感觉这一个佛道本是一家，学到最深处呢，没有什么区别的，两者无二。所以，对两位法师的这个开始当中啊，放弃一切执着，活在当下。那现在的当下是什么？做自己。所有洞中禅。 它的根本的一面就是向内求，不看其他的人，不看其他的事和物，只看自己，看自己的身和心，这就是向内求，活在自己的当下就好，就这一点啊，我要活自己当下去了。阳 <laughs> 有个八九嗯，进来，进来。 把我的单。对补充一下，因为我呃，因为我是八九六四的时候，不是八九年六四运动，我写了一张小字报，然后受共产党迫害，然后呢，来这个，说说。 然后我曾经就是说，是因为他达到共产党，被送到光大精神病院，关了所以说造成了镇静剂依赖，啊哈，是说没有镇静剂。但是这次修洞中堂，体会，我镇静剂这个，曾经是就零四年到。 三年之间，每天需要这七八片的强镇静剂，难受的这个就是头拿到墙上去撞，就是怎么办怎么办？就说当时就是凭着对佛教的信念，和生存下。 เรื่องเียอันนั้นของบริงินนั่นที่ที่คล้ายๆปฏิวัติค่ะแล้วเติ้งเสี่ยวพิงก็สั่งให้ยิงเขาบอกในช่วงเวลานั้นเขาเคยเขาเคยเขียนแค่กระดาษเล็กๆถูกจับเข้าคุกหลังจากเข้าคุกก็หลังจากเข้าคุกก็ส่งเขาไป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บ้า เขาอ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บ้านนานพอสมควรต้องใช้ยากดประสาทแล้วก็เขาจะเขาจะต้องเขาบางทีเขาต้องเอาหัวเขาไปชนกับกำแพง แต่เจ็บวันนี้อยู่ที่นี่เจ็บวันนี้อยู่ที่นี่ไม่ต้องกินยาไม่ต้องไม่ต้องกินยาแล้วก็นอนก็หลับสบาย วัฉันนะ我修到晚上แล้วอยู่ที่นี่ไม่เครียดยังมีง่วงนอนความง่วงด้วย ปกติไป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นอนไม่ได้เลย อยู่ที่นี่นอกจากกลางคืนน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ก็นอน都 睡觉了，然后呢，第二天早晨三点多这样，三点，所以说是睡的已经是，睡眠是是是所有参加禅修的最好的。一次，大家鼓励他一下，昨天晚上因为是晚上没有开镜呢，那个后来。 上又是回去，又是妄念很多，一个晚上又不睡觉。 <laughs> 好了，但是这个还是这个洞中禅的效果，已经体验了。

ความจริงไม่รู้เรื่องศาสนาไม่รู้เรื่องศาสนาพุทธด้วยแต่พอตั้งแต่วันแรกฟัง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ศ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นี่ไม่เกี่ยวกับศาสนามันเกี่ยวกับใจของนิชันเอง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僧人，一个善僧的形象，所以对我来说，体会到的第一点是。 佛法的意量在修习动中禅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就感觉到了，其实说，动中禅，动手手部的动作，所有的惊喜，就像一面镜子。 想起了老法师说的一句话，我们一直都在被骗，骗了几生几世，什么时候才能归头？在惊醒的时候，老法师的话好像频频不在我的脑子里浮现。洞中禅的所有的动作，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看到了过去，看到了自己不是。就想起古人讲的一句话，今事在那个瞬间。

当你有决心的时候，定就产生了。定就是时时刻刻都保持这样的决心的正面，这就是定。慧就是将这样的决心用在你生活中的启动。就是慧。所以我觉得师傅传的这个法，让我的生活中的起用，使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佛法，什么叫做宗教，感恩师谢谢大家。 มันจะนั่งนอนปัญญาก็คือ ใช้กรรมพ่อมีพ่อใช้กรรมตอนนี้นี่ นี่นี่还有没有红垫了？还有没有红垫了？ 嗯，基础工程才在不到三个月吧，嗯，上一次在嗯、四川成都这里三期参加过，那这一次呢，我。 ก็เคยเข้าคอร์สที่เสฉวนที่มีทองโมที่จะมีจัดตอนตอนตุลาวันที่หนึ่งเ验的很经验的两堂，在后面的 สอง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รู้สึกเยี่ยมมากก็คือเห็นแต่อยากเป็นแล้วก็รู้สึกตัว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ตลอดสอง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ขข้้ออเมมีีใ่นี่哎你你接下来旁边每个人都讲。你 出来，出来。高丽讲，高丽高丽嗯。高丽讲。讲吧讲吧，每次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不讲，然后到最后呢，时间又不够了，每个都想讲。那 <laughs> 讲。要讲的人就出来，嗯，拍一下老和尚，好。 一拜，没人陪在广场。大家好，呃，我来自无锡，大家无锡。周末我们去杭州，再拜江西，江西更帅。嗯，就是甜，那是真实的感受。就是今年六月份的第一次，第一次开始学习功夫糖的时候，那个就感觉他那个时间就有那种甜的水出来。 真正接近的感受到这一、第就是嗯，还是这样。我感觉在修行的路上，走过很多的路。那么这次呢，我觉得大中禅是我真正适合我的 嗯，再说一下今天今天上午吧。今天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在做做动作的时候，感觉到我自己好像有了第三只眼，我能够看清。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呢，我能够看清自己的面孔。以前的话呢，就是只是就是啊，打打练打了呢，好像就是说，你知道了哦，就是天。 等到那个知道的时候，我是大约那个念头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些登在。那这个今天的那个时候，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好像我有，不管是走路还是那个，我有了那个第三只眼，能够马上就是看到，而且就直接说哦他在里面，他在里面，不是说哦。帮忙，拜登高登在，就，了解，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 那我想我已经得到了真正的适合我的法，今后的路呢就在我的脚下。嗯，以后的问题我也在唐佩的身上去找的不一样。唐佩林在此祝愿大家都能够有机到呢，这个 但是呢，我也看，看起你老公是更加好，能够多来大陆。多来我就准备，想给，嗯，老父做个纪念。来来来来。下一位，闪亮登

签名儿，签名儿，明星签名儿。哇，那个七天，这个七天的仲裁。太难了，真的。下来以后呢，我先谈一点，我的感受，我的心情呢，我的心情平静了不少，心情平静了。龙妈压了。一点感受。第二点感受呢，就是对看问题的一些态度。 有些改变，有些改变。คนนี้เป็นพ่อของ这ูกชายที่ปีหนึ่งเขาไม่รู้เรื่องศาสนาเลยเขาไม่ศึกษาเลยำแต่พอลูกจะมาก็เลยมากับลูกไม่รู้ว่าลูกจะ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นึกว่ามาถึงได้ยินในของดีได้ยิ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ใจ 长的时间了，我们没有关心他。我们平常在说九五九五，先要有自觉才能开悟，对吧？觉是在前面，没有自觉不会开悟。呃，我进来的时候，上山的时候，这个山门里面有一个对子，我看了一下，写的很好。 我们这个洞中禅呢，可以说是很相应的。他这么说的，就是会从崛起，会从崛起，智慧从觉知开始，啊，圆明其智聪明，啊，圆明其智聪明，圆，圆满的圆，明了的明。 啊，原名呢？那不自聪明啊，啊，启聪明。旁边还有一个一句是这样写的：“佛有心生，佛有心生。”业尽，事业的业，业尽，方能普静。这个普静是它这个名，就是是这样来的。 叶静芳的普及是吧？那啊，就是就是您不要所以，我这个对洞中财这个理解了，就是我们时时关心关心我们的决心。征收是不是也差不多？差不多。们才能够对，他靠脚，他收对，差不多。还有这个洞中财这个好处，啊，与生活的这个紧密联系。 哦，医生讲，啊，对，不但我只能够我们修修心，还能够修健我们的身。我以前每天晚上都要坚持这个走路，走一个多小时，走了两三年，我以前有那个呃，脂肪肝、高血脂，这个这个两三年走下来都没有了。 但是现在这个学了这个高能禅以后，那我这个走路的时候，每天走路的时候，我带着这个觉知去走路，带着这个觉知去走，那么我不断的培养我这个决心。那我相信我们这个决心强了，不一定我们这个练下去不一定就是大彻大悟，是吧？但是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这个。 这个产生的智慧，这个智慧，我觉得不是我这个呃，我对这么增加了多少知识啊？呃，有位师兄说，我第一个念头是不是正确的念头？这个我觉得这个没。哎，那我这个呃，能够增加知识的话，那我这要手动中才不用去读书了，读大学了，那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 改变这个这个产生的智慧，就是能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对事物的态度，使我们能够超然啊，超然啊，心态就好看问题，啊，这个态度与原来的这个推，呃，我们说这个经常说推一个参差是吧？这些东西，对这个我们，呃，这个态度呢，就是会改变改变事物的这个些态，这个。 呃，智正和法师，他悟宝我也看了，他一本书里面，呃，这个册子里面，他悟宝里面就是，刚才这个师兄说的，就是一个是看破，这就是太，然；第二个就是放下，是吧？他后面还有两个字，就自在。那看破了，放下了，你就自在了。这个，我这是我的对这个洞中禅这个东西。 呃这个法门的这个理解啊，我觉得这个法门确实是，呃，很好的，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法门，对吧？啊，谢谢大家。刘荣，刘荣，这个呃，梅汉江，我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真真准，连长师傅，连长师傅，不要。 <laughs> 太激动了。 就是那个那个感觉哦，就是说那个师兄讲的感觉，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我真正的有看到的那一刹那，就有一种，就是说能睡醒的，就是说大梦初醒的那种感觉。这个不是书本上的那种写的哦，自己真正的有体会，就是说，好像昨天过去的这些东西，好像在做梦，过去的那个。 所有的经历就好像一场梦一样，一下子就是说，哎，好像来清醒了一样。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每个人，我想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体会比我会更深一点。但是，这个是肯定是会到来的，是真实不虚的。 我现在在这里呢，好像讲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师傅，师傅讲的，师傅讲的，一句两句也好。啊！ พ่อกับ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ที่ได้มาสวยป้าอีป้ายสวอีป้าอีป้าท่านบอกท่านรู้สึกอายเพื่อนเพื่อนครั้งแรกมาเข้าร่วมคอร์สเจ้าจูจไม่ไม่ได้ยิน 没有做到很好，就是没有做到归零吧。这样对着对着哎对着镜对着嘴，嗯，嗯，嗯，过去的执念观念，放在自己的脑海中，嗯，各种的长想啊，旧的，嗯，他妈的路旧，它就出来。 没有，就是爱跟潘，玫瑰，哎，老和尚两位主持的，嗯，好感动，外面的场面，嗯，那个谢谢谢谢啦，我再开个文斋，对，斋位。 因嗯，老师让，嗯，刚才你讲了放，么多，惭愧，不用惭愧。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等到三天就要开悟吗？七天就想变成阿罗汉吗？嗯，呵呵呵呵呵。啊，好，阿弥勒，你刚放佛，阿弥阿弥阿弥。嗯，不要有一个期望值，不要希希望得到什么，只要当下你能觉知自己，你已经是最棒的了。嗯，你个不就办，你，你属兔个不就办，现在这尼哦，好嘞。 能觉知到当下，有觉性的跟自己在一起，你已经是最棒的了。那么回去以后，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扔下，继续的用功，不断的进步。那如果嗯一停就会有退步。嗯，嗯，然后回去继续用功。嗯，刚才讲那么多惭愧，一点都不惭愧，大家都看到了你那么精进，嗯。

了。嗯，等一下。哇，这玩意你们懂不阿弥陀佛，很惭愧啊。嗯，都都惭愧了。不惭愧，都很棒。都是爱喝你了，一懂毛我都爱了，都，困不一样的地方。很，很，很，很，很，点 ความคิดเยอะค่ะมาปฏิบัติ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ทุกวันนั่งข้างหน้ามันเหมือนประตูเปิดตลอด ทุกวันทุกวั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หัวเราะอารมณ์ดีเขากลับบ้านเขาอยู่เขาอยู่วันนี้เขาอยู่ข้างวัดบ้านเขากลับบ้าน 就这个法门，你一定也卢卢象很开心的象都说他没ปกต第二个好处就是脑子很清爽的，碰到问题你就脑子会静下来。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对他们说？应该怎么样？第二个，第三个条件，第第三个好处，身体棒了。嗯。啊。心态平衡了。啊。 各方面对朋友啊，各方面对谁啊，都是我也说不清，都是好像很亲切的，这样个感觉。我讲话实事求是的我不会多讲，也不会。呃，我呢就是做做工的时候，我觉觉得我就叫觉知好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也没有。 我大概是傻乎乎的缘故，我没有这个啊。 <laughs> 我就是就是但我知道住得下呢。我就是着他， <laughs> 啊，念头来了就忘下来了。我就是盯着他，啊，啊，我知道我已经那个了。嗯，谢谢师傅，谢谢老师，你们都是我的老师。谢谢我们的生呃呃老法师，最棒了。 给我们很好的条件，让我们安心的修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说。嗯，说得好。我说几句嘛。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有还有。你后面有人说，没有时间，没时间。 就好了，反过来没关系。刚来的时候的情况，大家平时吃的好处我就不说了，我就是说自己的想法啊。这次我这到这里来呢，我就是行动，因为我呢也身体不太好。嗯。每天的那个生活就是，呃，提早半个小时，四啊三百。那么有的各个同道友都看见，所以到现在呢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有好转。嗯。另外呢，我觉得心态也平。衡。 แก่อนร่างกายไม่แข็งแรงกรั้งทุกคนขึ้นห้าโมงเขาจะต้องค่อยๆขึ้นตั้งแต่ตีสี่ขึ้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ขึ้นบันไดไม่ค่อยได้หลังจากเจ็ดวันรู้สึกขึ้นบันไดได้คล่องร่งการจะไหลผ่าตัดโรคหัวใจมาเจ้าหวช่าง 这个等一下给你传过去，等一下传过。去。 最平静的这几天，和大家休息愉快，嗯，内心面对的，所以嘛在之前之前就是老是陷入一个问题当中，就一直出来不了，就很产生很多苦恼嘛。啊，虽然说以前还很小，不过。 放下，就是是先没有先找到，好之后，自己找到去寻找，去寻找其他方法来解脱。不过，过只是暂时的这个抚慰一下，不行，隔一阵他又会冒出来，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 个江空姐哈，江空姐哈，她在她的支持下哈，就是我讲的东方产这个，开始我还哪个是江空姐？啊，哪个？哦，จากวันแรกไม่ค่อยมีกำลังใจเพราะว่าสิ่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วัฒนสอนไม่เข้าใจแต่ก็เจอคนผู้หญิงข้างหลังผู้หญิงเน ็เล่าให้ฟังวันพยายามเล่าให้ฟังเยอะๆ ก็เลยรู้สึกขอบคุณแล้วก็เอาก็เอาจุดเด่นของสาย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นี้มาเล่าให้ฟัง ก็เลยยิ่งเข้าใจได้ง่ายขึ้นได้มากขึ้นเบจีเบจีมาบ้างจ้ะ 明らに นง่วงตอนเที่ยงแต่ตอนหลังเที่ยงก็ไม่ง่วงแล้วต้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ปฏิบัติให้มากกว่านี้ 嗯，本来呢不想说的，嗯，因为我普通话讲不来，下面的人要笑我，我不会笑，你们不要笑我啊。嗯，所以我他讲金刚不是顶，都困在火了。那体会呢什么？就是学佛，发面十七分法门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师傅讲，这个东贡藏呢是一把钥匙，那真真的是给我们开窍了。东你这个钥匙呢能开。 每个都能开开来，还有呢，我的体会对吧？平时呢我在家里呢念经，一下子做下去呢好几个小时。这个冬宫茶呢，它是生活当中能用，什么地方都好用，放在家里也好用，走路也好用，在。就是现在学了几天以后呢，本人的体会呢是什么？ 第四天去的是第四天的那一天呢，我的魂没有了，魂没有了，心里烦躁，坐不下来。后来呢，这个心啊就蹦噔蹦的难过，他讲挖我的心一样的。我这个时候呢就是绝志绝志不理他，让他表演吧，不理他。不理他了以后呢，我把两只脚啊伸了直直的，两只脚啊会的扭起来了。 人都发软了，撑不下去了。那时候呢，我嗯想到那个李小姐说的，不要理他，你干个动作吧，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走走走，又好了。第二天、第三天又来了这个毛病。后来我又站起来了。我现在又体会什么？这样跟踪不要去就去看守我，别人是别人的，我是我的。后来还有一个笑话。 我人难过了以后呢，我就自说实话说了，你们不要笑啊。我说，我的贵人啊，你跟我一起同修啊， <laughs> 跟我一起同修啊。我讲，你今现在你在这里也是你的福报，也是我的福报。我讲，好好的大家一起修。后来我这样想了以后，对吧？心慢慢的、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哎，温可以个 反正就是，呃，我我们我们呢，普亲寺呢，办了这个，呃，禅修我就办了很多。我们每期呢要多参加的，最殊胜的呢还是这个读工厂。那么我要把这个读工厂呢，我为什么还要讲句笑话了啊？我只有人能成佛，对吧？只有人能成，人人能成佛。 因为我们现在人呢是比较短暂的，哪哪一天旺盛都不知道的，对吧？无常的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现在呢要抓紧时间，就是说，刻苦地要把这个、这个、这个做下去。那么平时呢，我我有什么专就呢？啊，聪明是看得来的，智慧是自己开的。怎么开智慧呢？就是要在 下功夫上面，对吧？要觉知，要明白，对吧？照造制造自己的心，照自己的心。师傅呢，常说了，要看当下，要当下。这时候呢，当下，当下，你的心在哪里呀？我心在有时候呢，人家讲我了，我又心里就难过了，心在动了。慢慢的，慢慢的呢，这个呢，就是仿照自己呢，仿照自己明白明白以后呢，心就定下来了。 那么就是平时呢，我还有了，在菩萨面前呢，要求什么东西啊？嗯，就是要明心即性。这个明心即性的路已经找到了，我肯定要走下去，对吧？要开智慧，要成佛。这次不行，下次再来。嗯，好，好，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บ้านมีเขาบ้านเดียวกันตอนทางนี้ตัวสูง ที่สุดก็คือนักเรียนที่ดีที่สุดก็คือฟังฟังคำพูดของ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ทำ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ก็ไม่มีอย่างอื่นก็คือฟังคำพูดหลวงพ่อรู้สึกตัวรู้สึกตัวก็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รู้สึกตัวเป็นสิ่งที่ยอดเยี่ยมที่หนึ่งเลย我们想说了，八十多岁了呀，不容易。 我们跟你在一起坐在一起都是福报啊！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我你搞不？” 翻译呢？ <laughs> 翻译，从来没有这样发过言。哦。为啥？要请假的再明年年不让自屋里喊我下，受不了你吃不消啊！我让我试试看，是吧？让我试试看。他是说。然后你讲，他是说，他本来要来的，指证我们指证老法师说，叫他不要来，你吃不消。他说我让我试试。 他是跟老执正老法师一起到山上来开矿的，几十年在山上嗯。这个老老师开，那么讲，第一年他吧？看，嗯，对。第一年，哎呦，下去了。嗯，讲完。那么，这个就是别无择选，只能靠本地人了。嗯，没外人，啷个能比？嗯，好。就是没，别无选择，只能靠本地人了。师没一人，啷个 <laughs> 能比？嗯，好。 <coughs> 人家啥都不要侬做，怎么比到自己么好的？那么李昌年夫现在走这走走不来，啊，师傅讲好，我来带啊。这样讲，上山的时候呢，他走不动，多我每天派人去到后面接他，送他上山，再把他送到下山。但是越做了以后呢，他不要人家送了，他自己上山。 แรกๆทุกวันต้องมีคนพาส่งขึ้นไปส่งลงมา แต่ช่วงหลังๆ ไม่ต้องแล้วเขาขึ้นเองลงเองม่ลาบ 二零零年在这山上出家的，师傅在这里出家的。他不出家的时候呢，没有病；出家了以后呢，什么病都出来了，他烦恼也来了。ปีสองศูนยึ้นมาขึ้นมาในวัดนี้กับเจ้าว่าพร้อมกันอ่าปีสองศูนย์ศูนย์ศูนย์ตอนขึ้นมานี่ไม่มีโรคอะไรเลยพอปั๊บขึ้นมาบวชในวันนี้ก็เลยป่วยแล้วป่วยอีก那么，常常只要看着你，啊，那个心脏。 啥你问能公的猫皮问你皮的嘛？好了，一年两千，一年工资三千以知道吗？我得感吃你，是越来越好。为啥了越来越好？我天天的上得找你请啦，那么不要那边了，不要那钱了。我去嘛，这个老些人不晓得自家肚皮里垃圾要先放的，我们那里个里垃圾桶里放。好。 好，太多了我也看不好。 <laughs> 他是这样讲，他说他每天早上呢，自己早点起来，不要你们陪，我自己去。他说我知道我。 他说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很多，肚里面脏东西很多。他说我慢慢的把自己脏东西呢减掉，然后把地上的脏东西一点点把它减掉。垃圾，你知道吧？他他觉得这个觉知就把自己的脏东西减掉。嗯，他讲话，他录的多啊，我讲话，我讲你做科普，嗯，你做，嗯，砍掉很多。这两天呢，他越来越轻松。 一天比一天好，走路呢越来越快，他也不要弄借，也不要弄 <laughs> 啥。我啊，上完呢，啊，但六没到米开不嗯。他很感恩，他说他我不要你们帮忙了，他自己全部能行行行，都米开，对，你都没开夹啦。我们也要把十岁做彩排。嗯 <laughs> 来。有住住 w a t 嗯 e 我觉得。 包内景等等，公园中。然后参加禅修的，然后十月份就是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在慈云寺那边参加过一次，当时的感觉就是，嗯，因为当时好像说法语啊那些讲的不是太多，然后自己做了以后有没有进步，不是太清楚。但是实际上，从生活当中还是感觉到以前就算有人当面指出自己的毛病跟问题。 还非常不以为然，觉得不是那个样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上次完了以后的感觉就是，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是有这些问题，而且也给别人带来嗯带来很多不便。然后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概才有一点点感觉。然后这次来这边参加的话，有一个好处就觉得啊每天是。 พ่อมาเพรนี้เพราะหลวงพ่อประจานท์เทศทุกวันแล้วก็สอบลวงทุกวันวันไหนมีปัญหาก็แก้ได้วันนั้นเลย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头几天会觉得，呃，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那样的感觉，我自己好像还在还在稀里糊涂，不是有他们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也会老在心里面问自己，有没有做对是不是理解错了？然后现在这几天完了以后的感受就是，遇到事情不要判断，不要下定义，然后不要有其他的认知。 看见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就完了。然后，现在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定心丸，知道要怎么做，不会再嗯想七想八的。这些的话，嗯，我觉得感谢真的是嗯，说起来太太简单。有句话叫“大恩不言谢”，不是说不用说谢，是只说谢的话，不足以。 足以回报这个恩的，一方面要谢谢嗯两位师傅，嗯另外一方面要谢谢这边啊翻译师傅跟严松老师，嗯，然后还有来到这边以后，嗯各位各位阿吉啊这边都特别关照我，然后也很谢谢，期待着没

嗯，应该拜的，应该拜的，还没拜嗯，首先我感恩我们食堂的八工，对那个老副盘，因为没有他们，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法太好，我们不吃饭现在也不行。我说要感恩副厨，这是。第二个我要感恩严嵩老师和那个李彤老师。 没有他们那个这个发带哈，在泰国说泰语我们听不懂，他把那个法引进来要感恩他们， <laughs> 第三要感恩这两位，真的，因为他们不远万里坐飞机飞过来，很不容易，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确实，确实是你想一想，咱咱们站在这个角度来想想，非常感动，非常感感恩，此时此刻。 心里面蹦蹦蹦，就好像是特别快。蹦蹦蹦，的。第四个还要感恩那个我们这个，呃，农布田是吧？嗯。因为他把那个那个法已经从慧能那儿已经灭掉了，对不对？是他从那个又又又又让他冒出来了，这这个怎么说啊， <laughs> 对不对？因为慧能那法从牛头那儿已经都掉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对不对？ <laughs> 他没让你拜在哪里，嗯。 龙伯田，让感恩龙婆田，对不对？龙伯田，们龙伯田。他们那个法，我们我们闻不到这个法，还要感恩我们的慧明大师，因为这个法是慧明大师、法眼慧明大师来的。这儿来的时候，我要说的感恩就完了。最要的就是啊，回去我得反省，因为在这儿我们是天天都在养猫。 看老鼠，我就害怕回去了那个诱惑太多啊，没没时间照顾猫，反而去养老鼠了，因为因为这诱惑太多了，什么电视啊、上网啊什么等等，财产隐私税，等于是很担心，很担心，所以说我在这儿平出跟大家共勉，就是说这法很好啊。 我们也知道人生也知道解脱苦的道路，了，现在也学到解脱苦的方法，剩下的就剩下的，就该我们自己做了。回去持。现在这儿希望您一直坚持，天天养猫养猫猫猫猫，看到那老鼠啊，不要让猫饿死了，让老鼠越长越大，到时候我们就来了，结个善缘没意思，对不对？修，明 <laughs> 明是。 当那个猫总部长，他们老总长呢，仅仅就是变成结构善缘了，是吧？我觉得。都在控制你。没抖，没有没抖，สติไม่โต。好了，谢谢。今天是老师马上要สติไม่โต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ไม่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对不起，应该师傅先讲了，我们才讲过。เอาไปเลี้ยงแมวให้มันโตต่อนะที่บ้านอย่าทิ้งนะอย่าทิ้งไว้นี่。叫你叫你回家继续养猫。 除 <laughs> 了养猫养的大大除了养猫别干别的，只养猫。这位是四川来的彭师兄，然后这些天来呢，每天都是给两位老师端饭，啊，所你干了很多的事情，大家要感谢他，我感谢大家，端饭、打水、打扫卫生、洗碗。 帮助老和尚， <laughs> 嗯，还有还有魏师兄，呃呃崔师兄，嗯，大家也鼓掌赞叹一下。哎，你俩老实交代，吃小灶没有？哈哈哈哈哈好是吧？好多华语，嗯，不错。 老板说：“咋不翻译给我听呢？我说我一直在翻译，你听不着。”光写字了，嗯，光签名，嗯。 ครั้งที่สองแล้วครั้งแรกเคยเข้าคอร์สหลวงพ่อทองเข้าแล้ว ไม่ค่อยรู้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เที่ยวนี้ตอนแรกไม่อยากมาเพื่อนบอกว่าลองดูอีกครั้งหนึ่งก็เลยมา มาแล้วรู้สึก รู้สึกได้เดินเข้ามาประตูแล้วชอบ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หลวงพ่อพูดว่าไม่มีคำถามมีแต่คำตอบแต่ว่าคำถามเยอะเหลือเกิน 那个巴利，巴利词翻译过来是相信的意思，但是那个书上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巴利文那一句话翻过来的意思，佛陀说的意思是你自己来看。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明白，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明白了，就是要你自己来看，嗯，看到什么都。不会。 觉知，要回到手部动作。我的理解就是，培养你的觉性。小和尚说：“嗯嗯。”小小法师。口进食，口口口进食。小尊者，小尊者说。法老。他说他当时是。 嗯。项羽，项羽。项羽，普净寺，要很乖，很听话。回去呢，就是去觉知，什么都不用想，去觉知，培养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只有答案。嗯。听话，我。我前面没得后面有 ปยนี่ดีมากเลยค่ะ，สามารถอธิบายทุกอย่างได้。看，还有人说，那个大照片拿过来，大照片，照片，照片拿过来，拿过来。你们怎么总是冷场啊？我都忍忍不住想说话了，不要冷场。 <laughs> 不是。回去可以教别人嘛，还是别人一定要来参加第一班？我们可以教别人。你也可以教他，也可以来参加。回去可以参加。可以，教他做动作就好了。嗯，看看你的心得，其实我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哈，就是因为我看到我的摊。 因为我想，我养养我的猫，而且我会在第一时间里面飞到泰国去，飞到两位尊者旁边去养猫去，所以实际上，呃，真的是，呃，这一次，我觉得我很幸运，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各位，嗯，把所有的问题都都能够回到师傅开始的那句话里面去，只有答案，没有问题。 也不要说管我，我们曾经学过多少东西，或者我什么东西都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可以从我们的实际的实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所有的答案都是自己得出来的。那个答案，我们不需要去呃，当然了，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祝愿你们的话，我希望你们能活一百岁，但是佛陀曾经在经典里面这么说，如果现在你的头上面。 如果你的眉毛上面着火了，你急不急啊？眉毛上面着火急不急？急，够急了，对吗？佛陀说，千万别这么说，这还不是一件最急的事情。有一件什么最急？一件什么最急的事情叫无常火。什么叫无常火？其实我们的生命随时会断灭的。 我们的就说，这世界的因缘会随时变的。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因缘，真的是好好的珍惜。所以我看到我的贪心就是，我会在第一时间里面飞到泰国去把我自己的一个猫养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各位一定要珍惜。不管我们过去学过少东西放下，不管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佛经也放下，把这一份福报好好的去珍惜，把自己的猫养大，然后透过我们自己这份学习。 把我们这份福报，真的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工作中跟别人的互动，把它散播出去。通过我们的互动、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提升回去了，我们回去把它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更有福报，能够接受到这一份如此，我觉得，嗯，没有办法去去表达出来的那份，真的是，它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会让我们。 跟我们有缘的每一个人都会获得无限的福报，会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呃，佛法，我现在觉得说真的太有希望了，而且真的人真的是太有福报了。国家的经济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里有那么充满了贪嗔痴，我们想让这个社会和谐可能吗？我们的内心都是时时刻刻都处在这种。 贪嗔痴烦恼之中，我们时时时刻刻是在苦海里面浮沉。我们当我们当下就在天堂，在地狱；我们当下当当下就在阿修罗道。我们在修什么？嗯，我们我们想去普度众生，我们想要发大慈悲心，发大菩提心。甚至我我来学习之前，有个人还问我：那我要我如何发大大菩提心？我当时跟他分了，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现在理解就是，救救我这个苦难的众生。 让我自己这个苦难的众生可以从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中跳脱出来了，这就是我现在体悟的发大菩提心。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所有的，我们自己从贪嗔痴里面跳脱出来了，我们哪怕减少一分的时候，我们散播出去的就是多一分的安详，多一分的祥和，多一分的平和跟幸福。别人会立马介绍，哇，你在学什么东西？别人会立马就哇。 你可不可以把你们学的东西给我分享一点点？我们这样出去的时候，而且我觉得这个洞洞场它美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它没有见证，它不跟别人去争，不说你的法门多高，我的法门多不要，不用。所以昨天呃小尊者开示了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震撼，就是条条道路通北京。但是佛陀的最终源头的宗旨是什么？是开发我们的觉性。 如果所有的，如果如果我们当初我们在学习我们现有的法门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提升我们的觉醒，那就有可能。那当然这是这这是这是说的那个，其实就是已经是被你佛陀的教导了。所以实际上，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我们我们不用去批判别人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从我们身上，包括我当初我呃我我替陆师跟我讲讲过一句话，你知道佛陀是用什么来弘法的吗？我说我不知道。师傅跟我讲。 佛陀当初弘法的时候是用用身体弘法的，不是用不是用语言弘法的，所以我相信，包括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么有福报，我们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份法，让自己获益，然后让别让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那种实实在在的那种改变、那种变化、那种散发出的那种让他们觉得真的是很很吸引的那种那种感觉出来。那我相信，真的是就不浪费佛陀，不浪费。 整个的洞中藏，包括整个的佛佛法僧三宝，能够把佛陀的教义，还能够真的是接近两千六百年，还能把它延续下来的那份苦心，包括曾经佛陀这么说过，那你们用什么来供养我？不是你们用钱来供养我，也不是用语言来供养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自己去亲尝到佛法的甘露法水味，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说我我我死了以后怎么样？ 不是的，是我现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身上我散发出的是什么？我散发出的是慈悲吗？我散发出的是快乐吗？我散发出去的是祥和吗？如果是，那你就是真的。如果我们虽然嘴巴上说我是你要信佛，而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贪，充满了嗔，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贪我们在嗔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是在挂羊头卖狗肉了。实际上，真的是我觉得。 呃，我我知道我自己修的很差，我也知道说我没有资格说真的是，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番是我发自内心的那种，那种肺腑之言，真的是我们好好珍惜，真的我们不仅仅是，当然了，我们一定会利益自己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会利益我们自己。 我们所有跟我们接触的有缘的人，都会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珍惜，我们这一次的好好的去实践它，喝到佛法的甘露法水的味道的时候，会让更多的人会慢慢的、更快的走到洞中禅的，走到佛佛陀的最本头的那个最源头的那个本怀里面去，真的是回归到佛陀的本怀里面。就像老和尚说的一样，佛陀其实他不停的在叫：来吧，来吧。

要学习什么呢？要学习这个，这个尊者，这个，这个菩萨成愿再来哈，是随了很多，郑罗汉以后，他还是这个还愿啊成愿再来，来到中国，这里来度众生了哈。然后呢，我还我觉得刚才大家感恩感。恩。 还有还有没感恩到的？感恩到龙天护法，还诸佛菩萨，那这里的是药师药师佛、准提菩萨都要感恩的啊！他们在无形当中，护持了，护法神奇啊！感恩他们的。护法。就一张。 那就给，一点。我不要，我就都给你。给我，给我啊！我有我有。嗯，来接嗯尊者的车。 师兄已经来了，那么就是时间，嗯，也差不多了。要结束之前呢，嗯，我有一点点感想跟大家讲两句。等一下再让严松老师讲两句，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嗯，这次来的普净寺呢，嗯，我刚才一直跟嗯小和尚讲，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温暖。 很温暖呀，不像以前，不管是去帮忙翻译其他的禅修班，还是去自己参加禅修，都冷冰冰的。哦，就是在泰国天气很热，有的时候都冷冰冰的。这次来到福建，就是那么的温暖，身体也穿得很温暖，整天有人拿毛衣、拿裤子给我， <laughs> 然后心里也很温暖，因为看到大家每天都很开心。 我看到很多居士的脸哦，刚来的那一天，嗯，讲的是很好听的，就是说有一点灰秃秃，灰秃秃，嗯，然后呢，嗯，后来这几天呢，每个人都开始笑，嗯，每个人都开始笑，然后呢，脸色也都变得亮亮的啊，所以觉得好开心，嗯，啊。 大家已经把动东城的好讲的很多了，那么我在这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好，就是在回家以后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养猫养猫，但是我每一次在线的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这个，嗯，养猫啊不是赶猫，养猫不是赶猫。 很多人现在还在赶猫，赶猫，嗯，哦，赶老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嗯，养猫不是赶老鼠，啊，很多人都在赶老鼠。那我发现有的人不仅没养猫，也没养老鼠，但是他在赶老鼠。我再说一遍。 很多人不仅没养猫，也没养老鼠，但是他在赶老鼠，每天想着办法把老鼠赶走，这是最大的问题。老鼠是赶不走的。那泰国有老鼠，中国有老鼠，到处都有老鼠。你的心里有老鼠，他的心里有老鼠，每个人心里都有老鼠，除非你开悟了。老鼠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念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它会不停的，我们讲嘛，像小溪水一样不停的、恒长的流动，它是自然现象，你是赶不走的，所以不能用赶的方法。所以他跟讲，呃呃，如波跟田讲的是最好的，我们看见啊，不要成为看见不跟随，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吗？刚才讲的，嗯。 有的人不养猫，不养老鼠，每天专门赶老鼠。啊，不要赶老鼠，我们只养猫。啊，就讲到这儿，那看严嵩老师有什么讲。发你电话电话哦。很多人要电话。我公布的时候没公布我的电话。没有没有，为什么？ <laughs> <laughs> 贵了。你的你的嗯。 要记吗？哦，泰国的区号是零零六六。啊，泰国的国家号是零零六六。好，我的手机是，你就直接按呢六六，然后你就按八六，八六完了六六二，等一下，六八六零。 我再讲一遍，所有的号码呢，从头开始，零零六六八六六六二六八六零，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就直接一直按下去就可以了。零零六六八六六六二六八六零。 好，啊，严老师，严松老师有请。好，今天听了这么多人的心得分享，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收获，啊，我非常高兴。嗯，我们在这次活动期间对大家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啊，也希望大家谅解。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法工的队伍来，发心帮助更多的人。 可见行。你平常……我刚才呢，也说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呃，不要忘了养猫啊，不要忘了养猫。可能今天有一部分人不回去，刚才和谢师兄讲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谢师兄就在这个房间里共修啊，这房间可以打坐，可以静行，呃，室外也可以静行啊。 总的来说，总的来说，人生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修行，时时刻刻不要忘了修行，这是唯一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啊，今天晚上六点钟过来吧，还是咱原来那个点啊，六点钟。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等老和尚回来，大家一起跪拜两位老师，然后就送两位老师。 刚才有几个就是问问我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最合适？大家不要在八点以后打，八点以前什么时间都可以。早上我四点多就起床了，四点五点就起床了，晚上八点之前可以，早上四点五点一直到晚上八点都可以打，晚上八点以后不要打，我睡得很早。这可以把拉下去，有没有下的？ 打不打狗？呃，他们那个带刀明显，明显是带刀。动作快一点，动作快一点。李雨生的车在哪儿？停